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啊，咱们说到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六号凌晨啊，盟军呢开始了酝酿多时的诺曼底登陆。这天早上起来啊，一架德军战斗机在诺曼底上空巡逻。这位飞行员呢，战后成了德国的一位企业家。他回忆说呢，那天早晨他在这个茫茫的晨雾当中看到了数不清的船队和飞机。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知道这场战争德国彻底没戏了。这一天，盟军动用了七千多艘舰艇和八千架次的飞机，而德国呢，在法国的飞机啊只有几百架，根本就不敢主动出击，只能偷偷摸摸的骚扰。曾经不可一世的潜艇舰队就更憋屈了，只击沉了一艘驱逐舰，对登陆根本就没什么影响。 这天早上起来呢，美英联军几乎同时向五个登陆海滩发动了进攻。在最东边的宝剑滩，德军只有少量轻装部队驻守，所以呢，英军一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非常顺利的就上岸了。 隆美尔曾经说呀，盟军登陆的第一天是决定性的二十四小时。但是呢，六月五号这一天啊，这个隆美尔媳妇生日，那他一看呢，天气这么恶劣，是吧？觉得呢，盟军这个不会行动，所以呢，就放心的回到后方啊，家里开生日 party 去了，是吧？隆美尔又是一爱妻狂，是吧？还准备呢，顺便觐见一下希特勒，给自己呢要点这个支援部队。 是吧？所以隆美尔啊，这个这真是点儿背，是吧？当年英军在阿拉曼发动进攻的时候，他就没在，回国治病去了，是吧？这次呢，登陆行动他又没在，是吧？冥冥之中啊，仿佛就是有天意啊。所以这个隆美尔一缺席，后果就特别严重。当天早上起来七点半，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在电话里向他报告说，盟军登陆。 隆美尔立马赶到指挥部，是吧？发现离保剑海滩最近的这第二十一装甲师没有任何行动，于是愤怒的命令师长费希丁格立刻反攻。德军坦克直接冲入了英军部队的结合部，正在准备给英军致命一击的时候，一大片英国运输机从头顶飞过去，给空降部队运送补给。费希丁格惊慌失措。 以为是来抄自个儿后路的，那匆匆忙忙就撤出了战斗。结果英军仅仅付出了六百三十人伤亡的代价，就占领了宝剑滩。宝剑滩旁边是朱诺滩，由加拿大第三步兵师负责这个进攻啊。这里的守军呢？ 主要是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后备部队啊，就是这个这个俄罗斯战俘可能是，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反共的那些个俄罗斯人啊，所以战斗力很差啊。但是呢，登陆部队在海上走错了路，赶到海滩的时候呢，已经是涨潮时分啊，很多士兵跳下登陆艇之后就直接被淹死了啊。你想这些大兵身上背着枪啊、子弹呐，是吧？背包啊，很沉。 幸亏这个大英皇家海军比较给力，轻松的压制住了岸上的敌人啊，在付出了两千多人伤亡的代价之后，成功登陆。这个旁边就是黄金海滩，由英军一个步兵师和大名鼎鼎的第七装甲师，也就是在非洲打败了隆美尔的那支部队负责。德军猛烈抵抗了一阵儿啊，还在短时间内呢困住了一部分登陆部队。不过呢，在这个舰炮和登陆的坦克的掩护下。 进攻部队也很快就站住了脚。相比英军而言，美国人负责的两片海滩那真叫冰火两重天。负责犹他海滩的是美国第四步兵师，因为潮汐影响，他们偏离了预定地点一千多米登陆，结果呢，因祸得福，正好避开了这个德军的大股部队啊。 当时第这个第四步兵师负责登陆的指挥官啊，是这个前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的长子小罗斯福，也就是现任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的这个堂兄弟儿啊。他果断命令，咱就改在这儿登陆了啊。结果他的部队呢，仅仅牺牲了197人，就占领了犹他海滩，是五个登陆地点里损失最少的。 这位小罗斯福准将也是当时这个当天登陆的军衔最高的军官。这一天呢，最激烈的战斗就爆发在了奥马哈海滩。奥马哈海滩啊，是一片又大又平缓的沙滩，沙子非常的这个细，非常的松软啊，跟这个北戴河似的啊，很适合疗养。不过要登陆那就糟糕透了，岸上是三十多米高的峭壁。 德军呢，在这儿修建了密集的工事，水里呢还设置了大量的水雷、地雷、障碍物。盟军的情报认为，这儿只驻扎着一个团的老弱病残后备部队。那没想到，几个月前，隆美尔往这儿调集了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，负责登陆的是美军第五军，下辖第一和第二十九两个步兵师。第一步兵师是当时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，号称叫“大红一师”。 奥马哈海滩登陆行动一开始就不顺利。这天凌晨，部队还在海里就遇到了十二米高的大浪，十艘登陆艇翻船了几百人掉到海里挣扎。漆黑的夜里，士兵们蜷缩在颠簸的登陆艇里，潮湿寒冷，加上晕船，备受折磨。因为天儿不好，盟军的舰炮和空袭的准头都很差，反而给德国人报了警，立刻进入攻势，严阵以待。 美军本来呢是派了坦克登陆艇的，啊，每艘呢是带着三辆坦克。结果呢，因为涨潮，第一批下水的三十二辆坦克有二十七辆直接就沉了底儿了。剩下几艘登陆艇冒险直接冲上海滩，坦克好不容易开出来，先是因为沙滩太软难以前进，后来呢又因为地雷和炮火损失惨重，最终只有两辆坦克开上了海滩。步兵更惨。 第一批一千多人的部队好不容易到了海滩上，筋疲力竭的士兵刚下登陆艇，就发现得在半人高的水里踩着松软的沙子走二百多米才能上岸。这个距离既走不快，又没有任何掩护，完全暴露在守军的火力之下。德军在工事里边用机关枪、迫击炮和各种火炮猛烈射击，把这帮倒霉蛋打得抬不起头来，根本没法前进。 只能在海滩上苦苦挣扎，负责清扫障碍的工兵也是损失惨重。好不容易清出几条通路，但是呢，来不及设置路标，就纷纷被打死了。直到早上七点，第二批登陆部队到达，但是情况毫无好转。整整俩钟头，美军都被困在滩头，没有一个人冲到岸边，整片的海水都被染红了，到处漂浮着死尸和断肢。 机枪声、炮弹声、地雷声、惨叫声不绝于耳。布莱德雷在后方得到报告，都觉得呀，登陆要失败，一度呢准备放弃奥马哈海滩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美国海军带来了转机。负责掩护登陆的海军指挥官发现情况紧急，命令十七艘驱逐舰靠近到离海岸只有七百多米的地方，冒着搁浅和被击沉的危险，近距离炮击。 才慢慢压制住了德军的火力。刚刚登上海滩的二十九师副师长科塔准将，在弹片横飞的海滩上站起来大喊：“留在这儿的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死人，一种是等死的人。大家跟我一起冲！”士兵们深受鼓舞，前仆后继，终于冲到峭壁之下。到中午时分，三个团的生力军赶到，海军呢也调来了战列舰和巡洋舰，在飞机指引下用重炮轰击德军防线。 美军开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，用火焰喷射器逐个清理工事里的德国人。到了天黑时分，第五军三万五千人全部登陆，占领了八公里宽的海岸。军长杰罗少将发给布莱德雷将军的电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感谢上帝创造了美国海军。” 著名的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开头的部分讲的就是奥马哈海滩的登陆战，拍的特别好，把这儿的残酷战斗啊表现的是淋漓尽致。奥马哈从此被称为血腥海滩，美军在这儿光阵亡就达到了两千五百人。但是不管怎么讲，五个海滩还是全部被盟军占领。 这个被在这个被称为最长的一天的日子里，一共有十七万盟军成功上了岸，总共伤亡不到六千人。盟军之所以能这么顺利登陆，应该说呢，希特勒有不少功劳啊。希特勒这个人呢，有个习惯啊，每天熬夜工作到凌晨三点，然后睡觉。 快到中午呢，再起床啊！六月六号这天，希特勒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鹰巢里。盟军登陆的时候呢，他正在睡觉。消息传来，居然没有人敢把他叫醒，直到十点他才起床。之前，希特勒居然神奇的用直觉感觉到盟军有可能在诺曼底登陆，好几次嘱咐这个隆美尔要注意这边的防御。 可是这天真得到消息之后啊，希特勒的第一反应是：哎，这是一次佯攻，目的呢是把我们从真正的登陆地点，也就是加莱引开。所以直到这天中午，他才同意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，但是仍然不允许驻守在加莱的部队移动。正如隆美尔所料，这些后备部队一出门就遭到盟军飞机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，很多部队开到战场就已经失去战斗力了。 最长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下一步就是往内陆挺进。按照计划，英军应该在登陆第一天就占领咽喉要道卡昂，但是因为之前呢遭遇了一次德军装甲部队的反击，蒙哥马利过于小心谨慎，所以呢停滞不前。结果第二天，德军又调来一个装甲师，双方呢爆发了激战。美军的目标是色堡 虽然大部分增援的德军都去围堵蒙哥马利，但是呢，布莱德雷也没有趁机率领美军长驱直入，还是小心翼翼的前进。这种情况换作是巴顿的话，是肯定不会出现的。 希特勒命令守卫色堡的四个师德军不能后退，必须死守。那但是隆美尔不管那一套啊！什么三七二十一，果断命令部队迅速撤走。啊，六月十九号，美军占领了蒙特堡，把科唐坦半岛拦腰截断，离色堡只有八公里。这个时候呢，出了点意外。原来呢，盟军为了从诺曼底运物资，用浮动码头啊，建了两座大型人工港，起了个名字叫桑树。结果呢？ 这天海峡上风暴突起，其中一座桑树解体，还有大量舰船受伤或者沉没，物资运输中断，整整了五天。所以美军进攻呢也被迫停止了。此时德军正好有两个党卫军装甲师从匈牙利调过来，那么他们能不能成功发动反击？美英军队下一步进展如何呢？咱们下集再说。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